第二部分第六到十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六到十题。第六到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。大家好，现在坐在我身边的是旅行家郑先生。郑先生您好，您好，我不是什么旅行家，只是喜欢旅行，或者说是喜欢旅行在路上的感觉。对，这个贴切。 旅行在路上不仅能让你陶醉于风景，更重要的是体验人与人的沟通，忘却自己的身份，去和来自不同地方的人面对面交流，这是我最喜欢的。听说您尤其喜欢搭车旅行，是，因为异样的旅行方式会带你感受不一样的风景。搭车旅行是最近才兴起的吗？不，国外早就有，中国是前几年美籍华裔小伙。 古月和纪录片导演刘畅两个人历经三个月，从北京出发到柏林，一路上只依靠陌生人的帮助，共搭车八十八次，走了一万六千多公里，穿越十三个国家。这件事在中国传开之后，很多人开始搭车旅行。碰上的都是未知的，我们不禁会对未知产生憧憬和向往，也会充满惶恐，因为不知道自己该如何踏出勇敢的第一步。 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记忆最深刻的搭车旅行吗？那就是去西藏了。冒险加神秘感？不是，是西藏的壮美让我震撼。我那次运气特别好，搭的是一位藏族同胞的车，他是做生意的。我搭他的车，几乎跑遍了我计划中所有想去的地方。乘专车了？嗯。他说一个人开车也闷得慌，有我一路聊天他还能跟我练练普通话。 我们第一天是从拉萨去林芝，一路上抬头是蔚蓝的天空，漂浮的白云，远望是牧民、草场和牛羊等牲畜，天上偶尔有老鹰盘旋。翻过米拉山，汽车开始在山谷间行驶，山上有泉水、瀑布，在峡谷间汇集成小溪，随着水量的增加，小溪汇聚成了江河，最后。 成了汪洋一片。那天的行程是我最有感悟的一天，感悟什么呢？不积小流，无以成江海。是啊，就像滴水穿石一样，积累的作用不能小看。六，男的为什么喜欢旅行在路上的感觉？ 七、关于搭车旅行，下列哪项正确？八、搭车旅行的魅力是什么？ 九、关于男的在西藏搭车的经历，下列哪项正确？十、男的在西藏有什么感悟？